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十六集。林重玉见林清霄不闪不避，竟然直接冲着凶兽而去，惊讶的挑了挑眉。冰龙附极其耗费灵力。 他没有龙丹，竟然还有余力。这真的让林崇玉吃惊了。他最开始决定不去帮忙，就是拿准了林青霄没有龙丹，林青霄体内没有足够的灵力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所以林崇玉并不急着上前。等林青霄灵力耗尽、狼狈落败的时候，林崇玉出面力挽狂澜、扭转战局，岂不正好？既然林青霄想要出风头。 那林崇玉满足他，也好让众人看看谁才是中山真正的强者。只是没想到，林清霄的灵力比林崇玉预料的深厚，他的剑法也比林崇玉预料的杀伤力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使出冰龙附后，即便全盛状态的龙族也要休息片刻了。冰龙腹足以瞬间抽空龙丹半数灵力，而且随着威力的增大。 消耗的灵力也是翻倍增长的。能把亚羽困住的冰龙消耗相当巨大，林崇玉自忖有两颗龙丹在身，也不敢施这么大型的法术。可是林清霄非但施法，现在还敢独自一人正面迎战。要不是林清霄的龙丹确实被林崇玉吸收到体内，林崇玉都要怀疑林清霄并未挖丹了。 龙族挖丹无异于人族挖心，一个失去心脏的人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，这个认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林崇玉阴沉着脸看向前方，林清霄是个不怕死的疯子就罢了，洛寒竟然也不回来。他站在离战局那么近的地方，这个距离即便修炼多年的灵仙弟子也不敢冒险，而洛寒毫无修为，却站在那里动都不动。 他到底知不知道？稍有不慎，他就要命丧当场。洛寒当然知道这个位置很危险，林清霄走前为他设了结界。此刻亚雨喷出来的火焰噼里啪啦砸在结界上，有种奇异的大片感。洛寒第一次离战场这么近，处在凶兽的攻击范围中，才知道亚雨的杀伤力有多么惊人。 但是只要想到前面有林清霄在，洛寒就不觉得害怕。洛寒差不多能猜到林崇玉那个孙子想干什么，无非就是想渔风得利，先让林清霄把亚宇打成半血，等林清霄体力耗空后，林崇玉再上来抢人头，顺便将林清霄的功劳占为己有，一切都算计得明明白白。洛寒心里冷笑：“ <laughs> 林崇玉想扮猪吃老虎。” 偏要让他成为真正的猪。洛寒沉下心，努力回想方才的感觉，想要重新操控风。林清霄没有龙丹，他如今不适合久战，得速战速决。然而他独自一人，终究左右掣肘。如果能把亚宇控制住，让林清霄专注攻击，那战局会大大加快。火焰不断落下，落到洛寒身边时被结界挡住，结界无形。 唯有被火焰砸中的时候，会浮现出一朵冰蓝色的雪花，流光溢彩，和火雨一般的凶兽赤焰比起来，美丽又脆弱。眼前的干扰因素太多，洛寒索性闭上眼睛，屏气无感，仔细感受周围的能量波动。眼睛可以看到颜色，耳朵可以听到声音，鼻子可以嗅到气味，可是这些终究都是外向。 只有摒弃外在，才能注意到最核心的规律。世界的本核是能量。洛寒仔细感受着每一阵风、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朵花开的能量，渐渐进入到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。他看到天地间散发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光点，大致可以分为五种颜色，分别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属性。 浩荡的灵力笼罩之中，高大巍峨的宫殿全部成了半透明的灰白框架。透过框架，可以毫不费力的看到宫殿里面的东西。地面上站着许多弟子，围成一个巨大的半圆，每个人身上都闪着亮度不一、颜色不一的光芒，这代表着他们每个人修为程度和主修属性。中间的空地上。 浑身缭绕黑红之气的亚羽正在大肆破坏，而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林清霄。他身上散发着明亮的冰蓝色光芒，因为光芒太盛，几乎变成白光。他身边亦围绕着许多蓝色光点，随着他每一次出剑，大量冰蓝色的灵气被调动、挤压，然后飞射，绚丽又霸气。 亚羽虽然庞大，可是，在洛寒的眼里，他体内的能量流动十分直白。根据这些流向，其实可以预判亚羽的下一步动作的。洛寒心有所感，手指微微动的指边的灵气凝聚成了一条细绳。洛寒正在试图控制这条细绳，忽然见亚羽一只爪子朝林清霄袭来，随着亚羽的动作。 他的命门也暴露在外。林青霄不闪不避，直剑而上，看样子打算硬撑过亚宇的攻击，来换绝好的攻击机会。洛寒心中骤然攥紧，他根本来不及细想，本能的想阻止亚宇的动作。洛寒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意志力，亚宇那只爪子边的灵力凭空凝成绳子，拦住了亚宇的攻击。 亚宇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拦住，一击未成，反而被林青霄狠狠给了一下。亚宇仰天怒吼，他的声波威力太大，震得许多人站立不稳。亚宇的异样自然瞒不过林青霄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出手，刚才那阵灵力波动，只能出自另一个人。林青霄有些意外。 而此时，亚宇怒吼过后，双眼猩红，冲着林青霄和洛寒的方向喷射熊熊烈火。林青霄担心后面的结界不够牢固，立即收剑回去护着洛寒。亚宇凶煞嗜杀，灵智未开，只知道遵循本能行事。地上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是蝼蚁，而他现在竟然被一个蝼蚁打伤，自然非常愤怒。他认准了林青霄。 连着地上的洛寒都被他记仇了。结界上的压力骤然增加，火焰霹雳落下，几乎没有片刻消停。洛寒正在忧心这个结界能不能撑住，身边忽然传来一阵寒意，林清霄落在他身边，双手结了个加印，光芒暗淡的结界顿时明亮起来。洛寒所有的担忧瞬间消弭，他赶紧挪到林清霄身边，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 洛寒并不知道林青霄被捕了神助，他的印象里，林青霄还是一个没有心脏的重伤患者。林青霄自己都是残血，如今一人身担输珠和拉仇恨两职，洛寒看着真的心惊胆战。林青霄摇摇头，没有多谈自己的状况，反而问：“刚才是你？”虽然两人的话都不清不楚，可是洛寒毫无障碍地理解了林青霄的意思。 是我，但是我不太明白怎么弄的，时灵时不灵。林青霄回眸扫了他一眼，最终无奈叹气：“ <sighs> 都说了让你好好背法诀，你总是偷懒。”玉峰说我教过你。洛寒挑眉，自我怀疑：“有吗？”“有。”林青霄无奈的叹气说：“罢了，多说无用，再教你一遍。” 林青霄说完，双手结成家印，手指变幻，有一种莫名的玄妙之法。天地相合，一将甘露。天道闭，三五成，日月聚。风起。话音刚落，平地忽然起风，灵气凝结成一条长鞭，将亚羽四肢缚住。林青霄也随着这阵风飞跃而上。记住没有？我没有啊。 洛寒手忙脚乱，按照刚才林清霄的手势控制那条由灵气凝结出的长鞭。等等，下一个手势是什么来着？林崇玉站在不远处，沉着脸观看战局。苏隐月跟着林崇玉身边，奇怪地问：“他们在做什么？”这点林崇玉也想知道。他们凝神看着那边，注意到洛寒结了个法印，看手势是御风术。 素隐月十分讶异，御风术，他莫非打算用灵力化风困住凶兽？素隐月越发匪夷所思，看洛寒的手型磕磕绊绊，他连最基础的掐诀都掐不对，哪里来的自信去控制灵气困住凶兽？每一个法诀都有咒语，有手印，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控制灵气。 背法诀和手印是最基础的一层，背会了并不代表就能施展成功。光感应灵气就需要练习好几个月。苏隐月已经修炼了几百年，所有法诀都熟练的张口即来，但是就是这样，激发成功率都不是百分之百。这还是打净靶的成功率。要知道对战中形势变幻莫测，施法诀不光要快，还要随机应变。 对各方面的要求越发大，洛寒法印掐的还不如苏隐月呢，就妄想直接实战，苏隐月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他胆子大，还是该说他扶持者无畏。苏隐月刚刚说完，就看到洛寒手型顿了顿，似乎接下来不会了。林清霄远程用声音指导他，才磕磕巴巴的继续。观战的众人齐齐无语，苏隐月一脸怀疑。 他这是现学的，看样子是的。哼，异想天开，不自量力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